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晚上，我主诞生日前夕，也是叫做平安夜。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节，刚才呃吴教师给我们宣读一次。这段还有诗篇第二十三篇，大概是不少美国人最熟悉的两段圣经经文。 好多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几乎只有一年一两次会到教会去崇拜而已。如果有丧礼的话，他们或许会去，并且可能就会听到诗篇第二十三篇。 另外一次或许会去，就是圣诞节的时候，特别是 Christmas Eve，就是平安夜，就是今天晚上的崇拜。教会的小朋友在那天的崇拜中会唱一些圣诞节的圣诗，也会朗诵一些圣经经文，一定是包括今天这一段，从路加福音第二段。 这些小朋友的家人、亲戚，包括那些通常不会去教会的人，都会去看这些小朋友在前面所做的。我想这样的文化，啊，跟台湾的情况有一点类似的。那么，虽然当然是很可惜，很多人无论是美国人或者台湾人，几乎都不会去教会的，圣经也根本不熟。 但是如果人真的了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话，这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段的经文的确是很棒的。好，这段经文呢是圣经唯一的地方谈到耶稣是如何诞生的。 因此，在今天晚上，我主诞生日前夕，就是平安夜，教会一定是会听到这一段。我们经文可以分成四小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背景，第一到第五节，在这世界的历史上，真的有那些人：凯撒、奥古斯都，还有居留、居居里纽。 并且真的有那一次的啊户口登记，啊，因此约瑟这一位大卫的后裔，他就需要从他所住的北部的拿撒勒拿撒勒走到他南部的家乡伯利恒。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经文第一部分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就是耶稣的诞生第六七节，我现在就再宣读一遍。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伯利恒，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就这样，上帝是这样来到世界上的。 他没有来到王宫或者总统府，他乃是跟臭臭的动物在一起，并被放在马槽里面的。我们经文还有多两次特别提到这马槽，好像就是要强调这是多么的卑微甚至羞耻的事。 创造万物宇宙的主宰上帝，他现在是一位无助的、无助的婴孩，也被放在马槽里面。这怎么可能？谁会相信这婴孩就是上帝呢？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根本不可思议的事。 所以，上帝就必须要用一种特特殊的方式说服人，这真的是上帝在那里，并且他来也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的。我们的经文第三部分第八到十四节就记载了上帝用什么样的独特的方式来试着说服人相信这个事实。这段我也现在就再读一遍。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所以，上帝做什么呢？他就差派天使报告这不可思议的事实：主上帝、基督是就是万民的救主，在伯利恒诞生了，并且他就是被放在一个马槽里面了。 一开始只有一位天使报这个信息，但是很快就有一大堆天使充满天空，一同赞美上帝。 天使大概在想：终于这一天来了，上帝终于成为人，为要拯救他们，真是赞美上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他所喜悦的人是谁呢？就是你。 这个天使说：“救主诞生了，是为了万民，一定是包括你，也包括我，因为上帝是喜悦你的，所以他才会差他的独生爱子来为了救赎你。那么你根本不配， <laughs> 我也不配。那天晚上本来都很黑暗，我们自己也很黑暗。” 耶稣长大之后，他有一次就形容我们黑暗的心。他说：“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毒、骄傲、狂妄。”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有这些黑暗，或许特别是恶念、贪婪、嫉妒和骄傲。那天晚上，当明亮的天使来到牧羊人那里，他们本来好害怕。当上帝律法的光照射我们心里黑暗的罪的时候，我们也害怕。 知道我们根本不配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拯救，反而只有配受他的惩罚而已。但是那天晚上的明亮，有那么多明亮的天使充满天空，还有今天晚上的明亮，包括今天终于所有的蜡烛，包括基督之蜡烛那个最高白色的蜡烛都点上了，都很明亮。 这些亮光，主要不是呃，不要不是个定我们罪律法的光，乃是个赦免我们的罪福音的光。耶稣来当我们的救主，就是要用他自己的光驱散、除灭、赦免我们黑暗的罪。 耶稣长大之后，被挂在那木头上的时候，就是这世界最黑暗的时刻。我们的罪都在他的身上。耶稣当时也替我们受我们自己本来应该受的惩罚。 但是他第三日复活那天早上是特别亮，比今天平安夜还要亮。我们的罪完全被除掉了，像诗篇另外所说的：“东东离西有多远，上帝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若回到我们今天路加福音的经文的话，天使都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的，荣耀一定都一定都是完全全部都归给上帝的。我们人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平安与上帝和好的平安。 这也都是因为上帝喜悦我们，他为我们赐下那马槽里面的婴孩，也就是上帝自己了。我们经文最后的部分就是第十五到二十节，这段我也还是再念一遍。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上帝，赞美他。牧羊人看到那么多天使，并听到那么多天使那样赞美上帝了，他们当然要赶快去看卧在马槽里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们就跑去，果然所看到的就像天使所宣布的一样，上帝就在马槽里面。这么奇妙！现在牧羊人一定要告诉玛利亚与约瑟，还有所有他们所遇到的、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事。这是多么奇妙！ 多么令人欢喜快乐的事！上帝为了拯救我们，已经成为人了，并且这一位上帝现在就是很卑微的卧在马槽里面了。当然，三十多年之后，这个婴孩长大之后，他会更卑微的、更羞耻的被挂在那十字架上。 万民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的来了，也如此救赎了我们，真是要把荣耀归于上帝了。我们今天晚上就很像那些牧羊人一样，我们今天晚上重新纪念上帝，也是为我们而来的。甚至当那一位无助卧在马槽里的婴孩。 这信息、这真理、这历史事实是几乎不可思议的，但是圣灵已经使我们相信，并使我们信靠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结果呢？明天在救恩堂。 礼拜六在这里，我们就有好棒的机会，能够跟牧羊人一样，告诉其他人这大喜的信息。万民的救主也是为他们而来的。我们其中所会用的方式报这个好信息，就是唱我们今天反而所没有唱的呃圣诞节的诗歌，就是小小耶稣。 我想现在就用《小小耶稣》的歌词来结束这个正道。那这首诗歌是在你们的橘色的《圣诗正定本》里面第五首第一节：“小小耶稣，小小耶稣，安稳在小小马槽，何等谦卑，何等谦卑，看不看不出上帝荣耀。” 但这婴孩，他是主宰，是父差派从天降来，他就是万王之王，他就是万王之王。第二节，小小耶稣，小小耶稣，长大后被定十架，为我流血，为我流血，因我罪而受惩罚，十架折磨。 但他复活，基督胜过罪孽恶魔。他为我赢得救恩，他为我赢得救恩。第三节：小小耶稣，小小耶稣，两千年前来世上，他必再来，他必再来为审判万民万邦，信而受洗与主合一。 到那时起必定站立。耶稣是我救赎主，耶稣是我救赎主，奉耶稣的名，阿门。